林家兄妹在沃托长大，其实都很会说话，然而都是在有事相求的时候才肯放低姿态，好好说人话。不过好在，相比林静书那种让人毛骨悚然的阴冷和喜怒无常，林静恒，混蛋的好像还坦荡一点。 要是来陪我喝酒的，就坐下；来劝我别喝的，就走人。嗯。哇，这什么啤酒，真难喝！我知道，外界都在传我对他的感情不一般，可我也没怎么样，也没想怎么样啊。 林格尔是我们的大哥，我我对他，嗯，我懂，他一直对我们像亲兄弟一样，是，所以他今天求婚成功，我很为他高兴，我是真心祝福他的。我知道，我相信林大哥不会多想的。 我不是个没有分寸的人，我知道这些传言对林大哥不好，所以你放心吧，今后我会避嫌，哎，离他远远的。来，来，接着喝。 润心文化出品，《晋江文学城 p r i e s t 原著，《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》，《残次品》第五期。哎，说正话，情况不容乐观。是啊。各位大夫，晚上好。晚上好，秘书长。老元帅，今天怎么样？啊，还不错。山区的气候很适合老年人。 嗯，元帅已经五年不使用机械的医疗舱了。现在如果需要的话，及时跟我说。意义不大，他毕竟已经三百二十岁了。现在有几个迹象，我们怀疑他是出现了波普的先兆。你是说他已经波普崩溃？倘若只是先兆，或许还有点希望，但也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了。 我和团队会尽最大努力的啊，辛苦你们了。应该的，秘书长。您看，需不需要和老元帅沟通一下？以后尽量少参与星际旅行，少乘坐机甲车之类的交通工具。嗯，知道了，我会跟他说的。啊，战龙，几点了？ 陆校长，现在是没事。白银十卫的安排工作要抓紧了哦。他被关在太空监狱十六年，就连身边的白银十卫也是仓促集结。没关系，沧海桑田，有很多事情要补课，很多人需要重新熟悉。我要放松一点，放松一点。陆校长，您还好吗？需要医疗舱的帮助吗？ 啊，我我没事，痛一下就好了。那需要通知先生吗？不用，他去见图兰队长，还不要告诉他。反正还有十三分四十八秒，他就回来了。先生，欢迎回家。嗯。他每天回家的时间是固定的，不管去哪儿去干什么，哪怕离开启明星去外星，他也会准时回来。先生，欢迎回家。不必行动。林，你。 回来了，陆校长忙完军事布防的工作，就等着您。先生，欢迎回家。嗯，酒，哎，我来吧。给您冰块。陆校长每天这个时候就心跳加速。然后我们躺在床上，继续玩那个每天两个问题的游戏。你为什么会在第六星系的一个无名行星上？有人在爆炸现场捞走了我的圣诞仓。谁？海盗自由军团的人。 海盗自由军团的人，当时为什么会在那儿？为什么要把你带走？为什么？嘘，这是明天的故事。他好像打定了主意，要把十六年里所有的事情都深埋地下，每天只吝啬的让我铲走一点土，窥见一丁点真相。很快，那些我刻意回避、刻意不想去看的东西，变成了每天得斗智斗勇、旁敲侧击才能多弄到些只言片语。阿离，怎么了？ 一开始，我常常睡不安稳，往往要被无端惊醒两三回。做了个梦。有一次，灵发现了，就扣住我的手指，搭在他身上，把我拉出噩梦。我在，没事。睁开眼就能看见他安静的侧脸。有时我会屏住呼吸，盯着他看很久，心里什么也不想。半夜惊醒，也忽然成了一件不怎么痛苦的事。 银河城来电，银河城来电。林，林，林。你醒了，我只是洗个澡。 那天去玫瑰之心，其实不是因为联盟和海盗的冲突，对不对？你是想回来，对不对？你为了什么回来？对，是个巧合。快到了才知道出事。第二个问题。 离合成基地再次来电，问您是否已经出发，还有多久能到？啊，我还需要我为您推迟两个小时吗？ <laughs> 湛卢，你的智能化水平当电子管家实在太屈才了。看来修复你的精神网和机甲核功能，恐怕要提到日常上来了。嚯！ <laughs> 这银河城的公共博物馆真不错啊！哎，你也不错，回头导游。要是在第一星系，你的水平够在乌兰学院拿个优秀毕业生啊。不是说乌兰学院的优秀毕业生得拼爹吗？我爸不行，不过我念的学校在第八星系也是最好的。哎，第八星系最好的学校是什么学校？星海学院啊，校长是陆总长，第一个实验室系统是战罗，第一个校董是林将军。这。 贵校的财政情况听着是不太宽裕，哎呀，第八星系穷的又不只是我们，这几年才刚刚好一点。哎，杨卫队长，前面的东西你应该感兴趣，是内战里的一些新技术展示，当然，只展览了民用的。别人打仗，文明都会倒退，你们这居然还有成果？形势逼的，陆总说了，第八星系最得天独厚的资源就是自然行星多，困难的时候。 大家都在辛辛苦苦地维护行星生态。当时工程部是陆总的嫡系，这些人被挑进来之前，本来就是各大人造基地和自然行星上负责维护的远行星防御机制，都是他们那个时候没日没夜赶出来的。啊，才十几年呢！以前大家要说谁像文盲的时候，第八星系总要被拉出来溜一圈。想不到啊，从古地球时代、公元纪年、十九世纪开始。 很多伟大的变革，甚至用不了十年，我们也只是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挣扎着活而已。啊，这个场馆已经参观完毕了，杨威队长，跟你聊天非常愉快。你是我认识的第二个白银十位卫队长，比图兰将军还投缘。哼， <laughs> 跟图兰有什么好投缘的？小心贞操不保。改天给你介绍其他人。哎呀，其实没什么好认识的，白银一是假正经。 白银四是将军的脑残粉，一天到晚就会拍马屁。白银六仿佛不存在，存在感约等于零。每次开会点人头，第一轮都得把他们错过去。白银十，那就是一帮贱人。至于白银九，跟他们老大一样，都不是什么好人。你知道图兰那个隐者见银的货，居然告诉我说我们将军和陆总长有一腿。我们将军？ 哈哈，当年联盟第一性冷淡，你说他怎么想的？呃，这个就哎，对了，你想不想见一见联盟白塔的第一任主人，哈登博士？啊，我们将军不知道从哪儿捡回来的，是个挺爱聊天的老头。行吗？我们在学校的第一课，陆总讲的就是伊甸园。 <laughs> 他今天出院，走。 八星系成功过，你确定？凯莱亲王回到第八星系的时候，带来了一帮激进派反乌会，在启明星卫星艾玛三上做人体实验，其中被绑架的实验品包括第八星系前任总长和一干政府要员。我们都不知道，他们感染的彩虹病毒是一只致病性更强的变种。之后，我被变种彩虹病毒感染，但他没有。这件事你们当时有记录吗？ 病毒采样、病例之类有。除此以外，变种彩虹病毒的抗体是我们一起到反污会老巢拿出来的。机甲上的军用记录已记录的全部流程，也可以给你看。哎呀，年代太久远了。关于女娲计划和人类进化，我是取得过一定成果，但那些庞大的资料已经销毁。我又不习惯使用辅助记忆的工具，不可能都装在脑子里。如果是真的。 芯片对他的伤害会不会比一般人小很多？那取决于芯片是什么芯片。理论上，完美状态下，他如果能安全进化，就没什么伤害。战路说过，鲁比行祖也拿自己实验生物芯片的时候，取出来放回去，放回去又取出来，来回折腾了很多次。他对生物芯片应该是了解的。嗯。 哎，你说你见过一个合成的鸟人，这是真的，还是也是骗我的？ <laughs> 你这个“野”字用的毫无来由。哼，反正第八星系是你的地盘，怎么变都有人接着圆谎。你觉得我们有那么多闲工夫演戏给你看？ <laughs> 啊，那个鸟人过得好吗？后来怎么样了？他从未得到过。 为人应有的尊严，一天都没有。直到死，他都没有一个鸟人之外的正经名字。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。如果不想让陆总长的命运变成我和那鸟人的合集，这个秘密应该被埋进黑洞里。不可以考验人性啊，将军！我这一辈子，简直就是见证人性多变的一辈子。 所有的理想都腐烂变质，所有的朋友都背道而驰，所有的温情都别有用心。那么，您有没有意识到，说出这句话的您，以后即便在第八星系，也不会有任何自由。 <laughs> 啊，自由的灵魂比天然宜居行星还要稀缺，人人都在画地为牢，只是有人牢房大一点儿，有人小一点儿。 有人坐牢也坐得没心没肺，有人呢清醒过来就痛苦一些，本质上都没什么分别。反正我这辈子也从来没有自由过。你林将军再怎么样，也不至于虐待一个黄土快没顶的老东西吧？我让他们在我家附近给您安排一个住处，生活上有什么不方便的，可以随时让战卢过去照顾。哟。 <laughs> 我还有这种荣幸吗？那真是老将军费心了。托马斯·杨·怀特。来访者：托马斯·杨·怀特。那您今天有空吗？晚上可以去我家做客。我家将军也在。见他一次，熟悉熟悉。哎，去他家能见谁？战卢吗？呃， <laughs> 可能是是那个工程师零零一吧。这人工智能的编号倒是符合我们家老大的孤僻气质。 我认识他这么多年，将军都没带我们去过他家，一点也不平易近人。不过沃托那个权贵集中营，我兴趣也不大。 <laughs> 这回可要好好参观参观。叶帅，您怎么在亭子里坐着？这半山腰风大，小心着凉。看到。 远处的山谷了吗？那里以前是陆信家，我记得他们家的花园老弄得里出外进，跟狗啃的一样。啊，小魏家更远一点儿，不在那个山谷里，看着规整多了。 痛了很多年，后来把那地方分成了两半，给那俩孩子。可是林家的这两个，一个在管委会，一个在白银要塞，谁也不回家。元帅，您记错了，林伟将军比较稳重，做事中规中矩。 所以，他们家在山谷里，离议会大楼不远。陆将军才是那个搬得远远的人，是吗？我老糊涂了。元帅，这块芯片是当时陆信将军死后，陆夫人出逃第八星系的全部资料，包括追兵军用记录仪上的影像。哦。 眼花了，看得慢。你给我说说吧，还是？是。首先，这件事我们当年就论证过，陆夫人存活的可能性非常低，但也并不是没有。她或者她的尸体，后来被一个神秘人物劫走。能在追兵眼皮底下劫人的，一定是第八星系的地头蛇。这个人消息灵通。 胆大包天，手里有一定的武装和势力，而且是陆信的铁杆。我们曾经评估过，嫌疑人不多。这个独眼鹰是一个，军用记录仪上拍到了他使用的机甲，虽然经过伪装，但速度、偏转角一查就知道。嗯，后来没查吗？为什么？是您当时对管委会大发雷霆。 质问他们说：“人都死了，战炉也拿回来了，他们还要赶尽杀绝吗？”元帅，您不记得了？是啊，太久远了，跟上辈子的事一样。还有吗？另外，林敬恒早年曾以追杀星际海盗的名义。 去过第八星系，我查过他的行程表，回程经过凯莱星附近时，有一段时间是空缺的。指挥官在非紧急情况下脱队很正常，会客和娱乐都有可能。但您知道，在他身上，这种情况实在不常见。你是说，他去见了这个军火贩子？也许，我认为。 他有可能早就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。他在玫瑰之心脱逃后，曾在第八星系逗留过五年之久。第八星系有什么值得留恋的？而且我还注意到，这位陆总长当时发给杜克将军的那份基因检测报告，检测的是脑部基因，这不常见呐，元帅。古地球人检测基因，用的都是一些可以轻易脱离人体的体表细胞。 这个习惯一直沿用至今。他为什么会选择大脑？嗯，反物会内部资料记载，他们曾经在第八星系重启过一次女娲计划，时间刚好是那时候。最后元帅，我还记得，当年我们从霍普的个人终端提取第八星系的情报，除了那个周六之外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信息，这个陆总长。 陆必行曾经暴露在高致病性的变种彩虹病毒下几个小时，没有一点感染的迹象。您想到了什么？ <laughs> 总长，工作是做不完的，您要注意身体啊！是啊，这大清早的就把您叫到这儿来，这份文件麻烦您签字啊！好的，好的，我先去倒杯咖啡，我来吧。秘书呢？ 我自己去就好。明天见了没家没业的先生们，我要先溜为敬。组长，我这还有份文件。啊！哦，我去倒杯咖啡就来。茶水间在这边啊，组长。副组长。王家里的咖啡你管得着吗？到达停车场。 居然守到这里了，幸亏还有最后一招。嗯，当初建这条直达轨道真是太明智了。 你应该已经回家了。嗯嗯嗯，哎，回家的感觉真好啊！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。嘿嘿，回家。 <laughs> 老师，我又来了，管饭吗？啊哦，真热闹，这么多人啊！陆总长，啊啊！你们好，欢迎欢迎。 上次家里这么多人，还是当年修复战炉的时候。哎哎，都坐呀！怎么都跟罚站一样？来，怀特，把爆米花给我。哦，好。大家坐啊，坐坐坐。对啊，都坐吧。李正，坐。陆总长，图兰将军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白塔第一任负责人哈登博士。陆总长，博士您好，你们几个自己介绍吧。 <laughs> 总长。 我是白银第三位的负责人托马斯杨，哦，就是天天死缠烂打变话差的那位，裁军下岗的第一候选人。那边那个抄袭我脸的是我弟啊，吴松阳。我们俩虽然长得像，但很好区分。长得丑又爱臭着脸的就是弟弟。久仰久仰。旁边这位是第一位队长李福兰，白银一主要负责情报工作。你以后要小心提防他。 <sighs> 我现在有点理解为什么图兰以前三天两头要窜到林才到白银山。这位队长实在是太能拉仇恨了。联盟以前有个叫叶夫根尼亚的女神经病，老来骚扰将军，后来被爆出了好几个丑闻才消停。据说这件事就是李卫队长的丰功伟绩，你干的？不是。总长，请问第八星系对诽谤的界定是怎样的？ <laughs> 我自己介绍啊，我是白银十卫队长罗伯特·拜尔，突击、断后、偷袭，甚至暗杀，都是我队业务范围。是啊，反正正面战场从来都找不着你。幸会幸会，我是白银第四卫的阿纳金，您可以叫我金啊。你好，我只是个代理卫队长。白银第四卫的卫队长在一次被海盗围困时阵亡，我们以前是主力军之一，很遗憾，现在剩下的人太少了。 恐怕要被并入到其他卫队了。没关系，白银四可以重组啊！真的吗？他看林什么眼神？原来也不是什么正经人。白银第六位柳元忠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如果下次您忘了我叫什么，尽管随意再问，反正我们都习惯了。白银第六位也是主力军之一，不是将军捡来的，也不是路过打酱油的。但是将军。 第八星系的军工产业这么发达，我们有必要专门养一只假装自己懂技术的修理工吗？话里有话，柳威队长，无所谓， <laughs> 反正针对我们白银三，在一些扎堆抱团的小团体那里是政治正确。我们我们只是针对你。呃，我跟他就是孪生兄弟而已，并不是很熟。穷人和俗人都这样，遇见比他们有才华的就受不了，习惯就好。这一点。 您肯定特别有感触，对吧，陆总长？啊， <laughs> 哎，听说您一直很忙啊？怎么，今天将军把您也请来了？ <laughs> 我坚决拥护图兰的提议。哎，你们都看我干嘛？我又帅出圣光了？陆总长，第八星系哪个废品站收人的？赶紧把他带走吧。哼，林哈他笑了。 这些人都是他的兄弟，我似乎像是回到了北京贝塔星，回到了星光穹顶下。真的是四哥。四哥向我走来。我煮了奶茶，是近期流行的最新配方，大家请品尝一下。嘿嘿，战卢，所以你以前做机甲盒的时候叫战卢，现在当电子管家，于是就改名叫工程师零零一了吗？嘿嘿，你还怪讲究的。我没有。 <coughs> 工程师零零一，是我。幸亏智障不是传染病。 <laughs> 爱德华老总长刚成立新政府的时候，手里可用的人不多。第八星系的工程部是我组建的，所以当时我用了零零一的编号。陆校长，我认为他们并不是在问你工程部的编号，而是想听你解释为什么这房子叫林将军和工程师零零一的家。 哎，还是湛卢善解人意。我，别看我，谁起的名字谁解释。我等了这个人十六年。毕星，过来。 我压一下我们前卫队长的棺材。哎呀，你你挣扎我干嘛，贝尔？看来咱们不是在做梦啊，李兄。八星系奇迹胜利了。哎，怀特，快去叫你那几个同学，哦，还有工程部的人，我们要开个派对，庆祝一下性冷的将军喜得伴侣。子阳，白银三响解散了吗？可以哎，解散他一个人就行了，我可以当队长，你休想。哎，你可以来我们工程部给怀特打个下手。好好。 我正好缺个助理。你 <laughs> 是故意的吗？还不把他们轰出去？看来只有爆米花的心情和我一样。我说托马斯，你不是模仿能力很强的吗？来来来，给我们学个站撸的笑。们就不打了？我可是个不畏强权的硬汉。哈，哈，哈。 这些年轻人像极了百年前的我们。那时候和林大哥、沃尔夫在一起，也有过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。可是那些人都去哪儿了呢？ 元帅，要不到屋里去睡吧，或者我给您拿条被子。嗯，是。别再打第八星系的主意。啊？啊，元帅，联盟大一统，人类无国界，已经三百年了。他们突然自称独立，恐怕……我知道你想说。 第八星系的这帮叛军，现在有可能已经得到了完整的女娲技术，他们能自由穿梭虫洞，但我们这方面的理论还是空白。他们单方面的打通了往来通道，公然叛出联盟，变成了玫瑰之心的不定时炸弹。我是有这方面的担心，艾伦呐。 我们好不容易才铲除掉这层有毒的土壤，重新栽下树苗，那就要好好养大它，而不是整天惦记着要看邻居的树。啊，第八星系不独立的时候，也没见你拿他们当过自己人呢。人类无国界。 社会就很容易失去层次感，发展停滞，不见得是好事。那这是林靖恒十四五岁的时候就明白的道理，你现在还要我教吗？一个虎视眈眈的邻居对刚从战后复苏的联盟未必是坏事。我们现阶段最大。 天真是吗？那牛子没完了！新型星际恐怖主义。是啊，靖恒，靖恒确实是百年难遇的天才。我再没见到过第二个人和他一样，能永远创造奇迹。时隔十六年，他居然还能重新收拢白银十位。假如他是战友，简直让人听见这个名字就能松口气。而且。 他居然在玫瑰之心就这么走了，有情有义。哎，他那不叫有情有义。艾伦，他或许有情有义，但最多就一盎司一口而已，怎么会被你看见？他只不过是向局势低头而已。我这一阵子。 也一直在反思，元帅，当年第七星系撤退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做的太绝了？如果他还在联盟，还能为我们……十六年前，如果林敬恒不是被困第八星系，消息不够灵通；如果白银十卫不是太恪守他们的自由宣言，被堵在路上；如果林敬恒早看见了禁果的名单。 那他当时一定会出手，让我们这些人身败名裂，让联盟死个彻底。民众啊，仰慕一个强有力的军事首领，中央军于情于理会追随他。反污会内部本来就是分裂的，霍普也未必愿意做他的敌人。光荣团嘛。 虽说占领了第一星系，也是被困在了第一星系。解决他们不是难事，就连林静书，也很可能会因为他而转入地下活动，避免与他正面冲突。那个瞬间，人类未来的命运，是拴在林静恒手指尖上的。我们不想全盘皆输。 必须忍痛除掉他。现在不一样了，联盟与中央军携手合作，战争也结束了。林静书只是个丧心病狂的反社会犯罪分子，林静恒力挽狂澜的机会过去了，只能默认这个结果。还是您了解他。我再告诉你，林静恒。 既然在玫瑰之心保持沉默，他就会在他有生之年都保持沉默。至少一代人，两百年之内，第八星系与联盟还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友邻。艾伦，人可以有野心，但不能太膨胀。 要知道克制啊！嗯，您说的是。哼，老糊涂了，知道什么？嗯，黑郁金香的味道，我的夜皇后开了啊？有吗？嗯，是夜皇后开了。 叶皇后开花，就该到她的忌日了。 <clears throat> 贝林修好了吗？我要去看看他。明天就去。林格尔元帅，他的忌日不是光荣军团还没有交回沃托之前的事吗？我们今年的小仪式是在天使城要塞里进行的。您都忘记了？ 哦，对，对对，天使城要塞，是有这么回事。奇怪，我这我怎么说着说着又糊涂了呢？ <laughs> 您呐，日理万机，每天考虑的事情太多，想问题都是从整个星际社会出发的。 这些小事都是我的本职工作，您都记得清，我不是要失业了吗？ <laughs> 来，我扶您回去吧。哎，注意脚底下。嗯，慢点。 狮王怎么说？哼，老狮王的獠牙摇摇欲坠，我看他都撕不动生肉了，还能怎么说？呵呵，他想姑息枕边这条蛇，假装他们不存在，又要玩友好邻邦游戏，就好像当年下令斩草除根的不是他一样。一点都不意外，不过这也没什么。 毕竟是土埋到头顶的人了，别急，艾伦，友好邻邦迟早有正常邦交，如果没有，我们就制造一个给他。独立星系不可能永远是个无缝的蛋。怎么样，我的叶皇后，她还喜欢吗？啊，那确实是个小奇迹，你怎么搞出来的？术业有专攻，你们大人物啊。 每天脑子里都想的是什么导弹、机甲之类冷冰冰的东西。我呢，没有本事和你们军委直属的军工产业竞争，只是比较喜欢搞一点小玩意儿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在你们实现战争自动化之前，不也是要由人来指挥吗？那我们就合作愉快了，王大秘书长。 <laughs> 合作愉快。 主任，这个秘书长靠得住吗？王艾伦表面上看是伍尔夫身边的一条狗，伍尔夫让他说，他就有理有据的说；想听什么，他就说什么。伍尔夫有任何神态或者动作让他闭嘴，他就坚决闭嘴，把元帅府里外上下安排的妥妥帖帖，就像个人工智能。可暗地里，他是条野心十足的狼。 把自己伪装的滴水不漏，谨小慎微地克制着自己的欲望和想法，一旦有机会，就会张开血口，咬的人毫无反击之力。只可惜，他遇到的是我。 再怎么杀伐决断的厉害人，原来一旦老了，也得受生理因素影响。身体气血不足，人就容易变得黏黏糊糊，时不时的就会念起那堆陈芝麻烂谷子的旧情。这些旧情就跟蟑螂一样，好不容易狠心除它个干干净净，过一阵子又死灰复燃。 卷土重来。桌上几道刻痕，代表对你。 的思念，你是否还记得我们第一个拥抱？爱怕经历时间，时间抚平过往，有太多的质疑，一点一滴的累积，飘忽不定的恐惧，来自谁的心底？ 再次相聚，却不知该如何面对你。走到这个境地，你要又去哪里？突然发现，离得再近，也感受不到你。泪水划过。 成了一切，那些爱过的照片和画面都成了碎片，泪水流过我心间，似曾。相。 zij iets